第二十七课《完璧归赵》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那次聚会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一群富家子弟，山珍海味都已吃过。 就是不曾见过西点西餐。在校长家里，他们才算真正大开洋荤，吃的是西式糕点，喝的是咖啡可乐。二，捕杀野生动物、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。 之所以屡禁不止，皆因利治驱动。如果捕杀了野生动物卖不出去，且有严格的法律法规，犯法就兑现，捕杀就会被重判，干这个行当的人就会越来越少。三。 我碰了无数次壁，也没推出自己的歌，我绝望了，想重返地铁口，从此安心做我的地铁歌手，并发誓永远不再去那个所谓的歌坛折腾。这时候，一位真正有才有德的艺人出现了，是他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。 四，在访谈中，我的一些说法可能有失偏颇，请大家原谅。在一些文章中，我的观点不够成熟，请大家包涵。总之，在传媒行业，我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。真诚的希望通过本书结识更多的媒体同行，向大家请教学习。 五，当代中学生青春期发育普遍提前，尤其是女中学生。由于身心发展普遍比男生快，加上独生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强化，她们往往敢于做一些引人注目、与众不同的事，爱说一些令人吃惊的话，比男生更敢于顶撞和冒犯父母。